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三十九集。洛寒趴在围栏上自闭，他感觉到身后灵气波动，一回头，发现竟然是林清宵。 洛寒看到林清霄更抑郁了，他靠在栏杆上，完全提不起精神。他又一次不告而别，洛寒都不敢想，等林清霄醒来知道他失踪的事情时，他会是什么心情？天地林清霄其实不想管这种事儿，但他既然把天道带回来，总不能让人在他的地界上出事儿。林清霄秉着天地的道义感，问：“天道遇到了什么事情？” 为何嘘声叹气？洛寒忍怒回头瞪了他一眼。我不叫天道，我叫洛寒。林清霄微顿，他已经很久没有遇到顶撞自己的人了。他和人说话向来都是他吩咐对方服从，什么时候被人要求过？看在他年纪还小的份上，林清霄没有在意，依然用自认十分温和的语气说：“好。” 洛寒，是住的不习惯吗？一说起这个，洛寒更难受了。他穿越之前就住在天宫，如今他还在同样的地方，中间却隔了几千年的时光。洛寒闷闷的问：“如果有一天，你毫无预料的离开了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，而且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去，你要怎么告知他？”林清霄没想到。 有朝一日，他会被人倾诉感情问题，他有些无奈问：“他是你的道侣？”洛寒顿了一下，回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说？”很显然，林青霄说：“你提起他时的语气神态，无一不在印证这件事。”洛寒沉默了一会儿，叹道：“原来都已经这么明显了吗？” 道侣对你们来说是夫妻的意思吗？是，林青霄应道。他难得多管闲事儿，多说了一句：“我观你年纪并不大，连书都没有读完，就想着成婚，别是被什么人骗了吧？”洛寒又回头望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脸上表情非常诡异。林青霄说这话的时候，恐怕没想到他口中的那个骗子。 其实是他自己吧，明明在天启季的时候，林青霄为了婚礼不择手段，天天夹带私货，以各种无意的角度给他看婚礼相关资料。结果现在他冷着脸，毫无感情的说：“你这个年纪应该读书，不需要考虑结婚。”好，洛寒点头，你的建议我记住了，等以后有机会我会转告他的。 林青霄并不关心他口中的他是谁，他抬眼看了眼天色，出来说话这段功夫又浪费了许多时间。林青霄问：“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的话，就赶紧回去睡觉，不要耽误他处理公务。”洛寒怎么会看不出主客的意思啊？按理他应该说自己没事了。 可是不知道是重回故地内心抑郁，还是深夜里的人感情脆弱，他竟然叫住林青霄，继续说：“有一件事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林青霄停住，好整以暇地等着他。洛寒定了定神说：“我刚刚回来，许多事情都不了解，你也知道我的身份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我只想问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？” 为什么上古禁术现世了？林青霄有些意外，他没料到洛寒会问出这些事情。他说：“这是我的事情，你无需担心。我并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是我想知道更多内情。”洛寒正色说道：“我既然担着天道的身份，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守护六界和平，不光是你的职责，也是我的。” 林清霄没有纠正洛涵，六界和平可不是天地的责任，天界昌盛才是。不过这些话无需说出来。林清霄说：“没有内情，一切如你所见。仙界和魔界本就有宿仇，如今利益冲突，矛盾激化，走到这一步在所难免。这一仗，迟早都要打。”那你和云梦寒呢？这句话说出来后。 两人都顿住了。洛寒本来不想提这些话，显得他胡搅蛮缠，一点都不体面。可是话到嘴边，他根本控制不住。没想到说出来后，洛寒竟然觉得如释重负。洛寒见林清霄不言语，补充道：“我并不是要质问你的意思，但我真的想知道，你和云梦寒、叶崇玉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 洛寒心想，闹崩就闹崩吧，但是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情问清楚。再不问明白，我就要疯了。洛寒知道，林清霄是一个很反感别人打探他私事的人，他也知道天启纪元的林清霄已经不再在意叶崇玉和云梦涵。但是这个林清霄呢，他是不是依然爱着云梦涵 洛寒出现在这里，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？林清霄依然许久都不说话，洛寒的心渐渐凉了。他笑了笑，给自己圆场： <laughs> “罢了，是我僭越了。既然你和他们有感情纠葛，等开战的时候，我不会对云梦涵出手。”没有纠葛。林清霄忽然加重语气，打断洛寒未尽的话：“我对他们两人没有任何私情。” 即便有，也是杀意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林青霄一直淡漠冰冷，直到说到叶崇玉和云梦涵的名字，他才终于有了属于人的感情。洛寒盯着他问：“真的？”林青霄身为天帝，只给人发号施令，从未被人质疑过。他看着洛寒的眼神，慢慢发现不对劲儿的地方。 为什么他会以一种试探、控诉、悲伤又强忍着的眼神看他呢？仿佛他对洛寒做了负心事，这简直称得上滑稽。他今日才第一次见他，谈何负心呢？林青霄从来不给人解释，他本来没打算理会洛寒的质问，但是对着他的眼神，林青霄鬼使神差的点了下头，说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 洛寒不得不说，长松了口气， <sighs> 还好，现在的林青霄并不爱云梦涵，要不然我就真的无地自处了。洛寒收敛起情绪波动，尽量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对林青霄说：“这就好，既然你并没有感情偏向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我要彻底清除上古禁术，回到过去找我的道侣。” 你也要铲除外敌，巩固政权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。林青霄漠然看着他，忽的一笑：“ <laughs> 没错，你想要如何？”我们可以结盟，一起解决禁术危机。洛寒说着站起身，站在林青霄对面说：“我是天道，虽然无法排兵布将，却可以在其他地方帮你。等事成之后，我们各取所需。” 你觉得呢？林青霄是天帝，身上有着帝王天然的多疑猜忌。他没有回复，而是问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看白日菩提树、玄龟等的表现，他们对我分明是戒备的。既然如此，洛寒为什么会主动提出来帮我？林青霄已经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人心。若是洛寒无所求，他为什么还要结盟呢？ 洛寒说：“我当然有目的。六界蒙难，我的法力和性命也会受到威胁。更何况，我要回去。”洛寒说到这里，语气坚定，双眼灼灼发光：“有人在等我，我要尽快回去。”这个理由本该非常站不住脚，但是林青霄看着洛寒的神情，竟然信了。能有人帮忙，总好过作对啊。 林清霄疑惑打消，颔首道：“好，天道深明大义，本尊提前谢过，合作愉快。”洛寒说完，忍无可忍道：“合作第一点，叫我的名字。”林清霄并没有把这种细枝末节放在心上。事情比林清霄预料的顺利许多，洛寒并不是想不开要跳崖，也没有闹天闹地给他添麻烦，甚至还主动提出来合作。 他放了心，说：“夜已经很深了，你该回去睡觉了。”类似的话，洛寒听过很多遍，他下意识应好。说完后，自己都愣了下。林青霄一见洛寒的表现，就知道他的道侣也时常和他说这种话。林青霄无意当什么人的替身，他不问也不提。一挥袖，他和洛寒就站在崇光殿中。 林清霄说：“夜深不便打扰，天道早些休息。本尊告辞。”林清霄说完，身影就化作一阵银光，消失在大殿中。他走后，洛寒长长呼了口气。这实在是种很奇怪的感觉。明明不久之前，他们还是亲密无间的情侣，一眨眼，他就成了一个陌生人，和他连说话都隔着距离。 洛寒不由叹气，不过好在还是有进展的。他向林青晓表明了态度，至少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不会拿他当敌人防备。日久见人心，事情总会解决的。洛寒想完这些事情，换了身衣服就睡觉了。不远处的玉清宫中，林青晓回到正殿，谢志如一台石雕般守在街前。 林青霄经过时，谢志忽然开口说话：“他和你有因果，那又如何？”林青霄步伐不停，阔步进入殿中：“他有他的羁绊，我也有我的大业。时空如此漫长，大家各安一隅互不相交，岂不正好？”谢志又恢复了石雕的模样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慢慢问：“你不会后悔吗？” 林青霄决然的想：“不会的，我不会有这种情绪。”他回到桌案前，拿起还泛着润意的笔，继续写刚才那封奏折。林青霄登基后要处理庞杂的事务，还要兼顾修炼，时间永远不够用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林青霄已经彻底摒弃睡眠，但是这次不知怎么回事 他才写了几本，渐渐被一股困意席卷。他撑在桌沿上，闭目养神片刻。半梦半醒之间，他仿佛站在一片月坛花海中，脆弱的花瓣不断从身边飘落。身后有人唤他：“林清宵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期更精彩。